第二十四课，体育明星们的离奇遭遇。一听力，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在原始社会，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人们为了获取食物。 防御自然界的危险和侵袭，必须集体行动、共同协作，才能生存下去。对集体的依赖性强化了人们的群体意识，以及与集体同生共死的观念。二，老话说得好。 当一个人变为两个人，两个人守护着一个共同的家，就必须各尽其责，关心对方，体贴对方，照顾对方，理解对方。美满的婚姻应该是两颗心的相守相依，两个人情感的互相给予。 三，暴发户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附庸风雅。暴发户的文化水平没有到，可是经济水平超过了，因此他会花很多冤枉钱，做很多冤大头的事情，比如说到哪儿都摆阔，房间里弄得金玉满堂，十分俗气。 四，那些学贯古今的大学者，何不编写一册通俗的传统文化读本？不要长篇巨制，那是诚心不让人读；不要东拼西凑，那样不值得读。只要以成熟的态度，把古人的生存方式、智慧、经验、得失告诉我们，就像一册新时代的《三字经》，岂不是好事？ 五，他能说善辩，适合当律师。在课堂上，他们做过模拟律师辩护项目，他的表现极其出色。可他读过许多美国名律师写的小说，他知道律师们要想赚大钱，就要为有钱有势的人打官司。他不想被钱、权、势所左右，所以他不想当律师。